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八十一集。此刻天色将明，反而是夜幕最黑的时候，连人的精神也懒懒散散的。洛寒神志已经清醒了。 但就是不想坐起来，他十分没正形的躺在里面，都不需要费力，顺着视线就能看到美人榻边缘，林青霄端正的坐着。从这个角度，他侧脸好看的惊人，趁着身后浓重的夜色，宛如仙人入梦，自带圣光。洛涵心想，在他初中最沉浸玛丽苏万人迷的那段岁月，他做过最出格的幻想。 也不过是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都有仙人在默默守护他。他的白日梦那么过分，都不敢想象，有朝一日会在似醒非醒时看到这般美貌的仙人坐在他床边。洛寒突然捂住脸，林青霄吃了一惊：“你怎么了？”“呃，没事，没事。”洛寒赶紧用手背给脸颊降温，慌忙说：“我就是突然有点冷。” 啊，对了，你今天呃，不是昨天突然伸手打向林重玉，你是发现了什么吗？冷，林青霄皱眉，怎么会冷？他的神色顿时变得冷峻，说道：“把手伸给我。”洛寒身上的法衣寒暑不侵，他又有灵力护身，无论如何都不会突然感到冷，除非是中了什么寒毒。洛寒尴尬了，连忙说。 呃，我真的没事。你到底发现了林崇玉什么？洛寒躲避，林清霄反而越发觉得有问题。他沉下脸，不理会洛寒顾左右而言他，直接擒住他的手腕。林清霄按了一会儿，皱眉说：“脉象正常，体内灵力也正常，那为什么脸是红的？” 洛寒多次转移话题无果，现在还被林青霄握着脉搏问为什么脸红，他简直尴尬的恨不得跳河。他用力抽回自己的手，红着脸说：“我求求你理一下我的话题吧，你到底发现了什么？”活蹦乱跳，中气十足，看着确实不像是中寒酸。林青霄勉为其难的放下心：“没什么。” 只是在他体内发现了魔气罢了。魔气。洛寒喃喃，看表情并不惊讶。林青霄心道：果然。问你之前说的人，也是他。洛寒点头，奇道：怪了，他如果走火入魔，为什么其他人毫无察觉？如果他没有，又为什么会突然攻击同门？林青霄略微顿了下，说。 魔域有一种秘术，叫魔引。施引者伺机将魔引装到道心生息、心魔缠身的仙族身上，等到特定时间引爆魔引，被中引的仙族就会受到蛊惑，按照对方的要求做事。魔域靠着这一手，离间了不少仙族夺魔。洛寒第一次听到“魔引”这个说法，从描述来看，有点像是催眠，又不尽是催眠。 被重影的仙族做那些事时是有意识的吗？是他们的身体被操控了，还是自己的神智？魔影，影本就是种子。林青霄说：“魔族最擅长蛊惑人心，诱发内心之恶。这也是魔影的高明之处。他并不是完全违背个人意志，把被重影者当傀儡。若真是如此，那么多仙族早就中途挣脱了。” 他放大了宿主内心的阴暗面，让恶意甚至凌驾理智之上。等宿主做出不可挽回的事情之后，往往无颜面对曾经的亲族好友，只能多磨。洛涵明白了，他就说为何林崇玉的反水如此突兀。原来他被魔族钻了空子。林崇玉本就对林清霄心存嫉妒，昨日圣局将成，如果吞元兽被成功捕获。 率先发现吞元兽踪迹，一力布阵设局的林清霄就算不凭手工那也是能冲进前三甲的功臣。林崇玉既怕林清霄立功，又担心自己的继承人位置被抢走，重重负面情绪叠加之下，让他被魔影迷惑了心智，竟然做出偷袭自己人之事。洛寒啧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虽然他被有心人利用，看起来挺可怜的。” 但是做错了就是做错了，等出去后将这一切报告给古行星君吧。洛寒无意和林崇玉辩论杀人的刀有罪还是无罪。首先，林崇玉不是一把刀；其次，洛寒差点被他害死。要不是林清霄洛寒说不定已然凶多吉少。他一个被害者，凭什么要听施害者的苦衷呢？有苦衷去和古行星君说。 洛寒只想送林崇玉上军事法庭。谢谢。洛寒一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就来气，觉得不公平，那就光明正大对垒，背后下黑手算什么能耐？世间自有公道。等出去后，我亲自将这一切上报给古行星君，包括你当时打他那一掌，我也会和古行星君解释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。只需探一探林崇玉的脉搏就知，是非曲直，该交由天宫律法评判。 洛寒说完后，发现林青霄静静的望着前方，似乎有些出神。洛寒有些拿不准，问：“你怎么啦？为什么突然不说话啦？”“没什么。”林青霄回过神，说：“我只是好奇，什么样的环境，能让你毫不犹豫的说出‘世间自有公道’？你是不是想说，只有小孩子才会觉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？” 也唯有小孩子才会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洛寒举目望向黛青色的天空，看了一会儿，他觉得这个姿势不舒服，又换了个躺姿。我不是说妥协和事故不好，但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优点。既然这个世界有肮脏，那就去追求光明；有黑幕，那就去推进公平。好人确实不是天生就有好报，因为胜利只属于敢于争取的人。 远处东方泛起鱼肚白，林青霄知道，很快那里就会跃出一轮朝阳，光芒万丈，照耀大地，一如洛寒给人的感觉。落是水，是温柔和生机；寒是日出，是光明和勇敢。元日缓慢从地平线上升起，天空渐渐大亮。洛寒躺在榻上。 突然忍不住打了个哈欠。唉，我怎么又困了呢？林青霄一瞬间回神，那个没有感情的修炼机器又来了。我能睡，你该起了。洛寒磨蹭了半天，最后林青霄威胁他要收回美人榻，他才含泪起床。洛寒刚一离开床榻，温柔的毯子和美人榻就被收走了。 一个人能铁石心肠成这样也是绝了。洛寒前几天和大部队一起行动，几乎没有个人时间。现在好家伙，清晨河畔空气清新，周围除了一只长得很奇怪的黑羊，根本没有其他打扰，最适合背东西了。等洛寒背完了《九华经》《道德经》，太阳刚刚升到半空，新的一天才即将要开始。 洛寒心力交瘁，他恹恹拿出令牌，商量说：“嗯，那我给叶子楠和苏继白发消息了。”林清霄点头：“嗯。”林清霄的伤昨天才刚刚上药，不宜再剧烈活动。洛寒的攻击力也不足以抵抗魔族，魔族摆明了冲着吞元兽而来。现在他们把吞元兽带在身边，如果被魔族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 他们需要同伴，又不能打草惊蛇。林崇玉已知不安全，然而除了林崇玉，保不准仙族队伍里还有其他人中了魔银。洛寒不敢大意，如今沉默才是他们最好的保护。洛寒和林清霄还在纯白空间里的时候，就关了联络令牌的位置共享。现在其他人并不知道他们两人已经出来了。 洛寒小心翼翼地通知了叶子楠，都不敢告诉邹继白。邹继白反应慢，城府也浅，他要是表情没控制好，洛寒和林青霄就被暴露了。叶子楠肚子里的圈圈绕绕就要多一些，悄悄联络他是最靠谱的。叶子楠接到洛寒消息的时候，确实吓了好大一跳。此时距离他们失踪不过一夜。 所有人都在寻找林青霄和洛寒的踪迹，结果这里还没找到线索，洛寒本尊就发来消息了。叶子楠毕竟多活了十万多年，表面功夫要比年轻人沉稳很多。他当时不动声色，不约而同的，叶子楠也没有告诉邹继白，而是借口去了另一个方向，悄悄的脱离大部队。一得了空。 叶子南立刻带着邹继白往洛寒所说的方向赶。邹继白十分惊讶，问：“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易华轩他们在那个方向，不是去找易华轩，洛寒和林青霄出来了，他让我们不要声张，悄悄去和他们会合。”邹继白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，“啊，真的？他们之前去了哪里？怎么出来的？”叶子南一听邹继白这个粗犷的嗓门就头疼。 幸好他们已经走出很远，叶子楠确定不会被其他人听到后，才选择告诉邹继白。事实证明，他应该走得再远一点，小声点不要声张。叶子楠恨铁不成钢的瞪了邹继白一眼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，他们那边现在很危险，接下来不许对任何人提起刚才的消息，知道吗？”邹继白疯狂点头。 他话刚说出口就后悔了，他实在太沉不住气了。叶子楠和邹继白以最快的速度赶向洛涵所说的地点，好在路上还算顺利，并没有遇到意外。叶子楠和邹继白拼死拼活赶到时，远远就看到河边站着一对男女，男子正在教女子练剑，不远处，一个黑色的不明生物卧在树荫中。 叶子楠和邹继白齐齐沉默了。邹继白悄悄碰叶子楠的胳膊：“你不是说他们这里情况很危急吗？”我也不明白。叶子楠十分费解。他们两人都受了重伤，林清霄尤甚，两人都没有自保之力。我以为他们该十分紧张才对，为什么两人还有心思在河边练剑？看起来不像逃亡，反倒像是度假。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